锵锵三人行，我终于像这个望夫石一样把曾氏宝仪 <laughs> 等来了啊！我们宝仪今天来还格外的倾情出演哈，特意把向着我的这边的膀子啊，把跨栏这么的穿，对对对对，你喜欢吗？哎呀，当时我送给你的礼物。但是呢，你一来我就失落了，不是为我来的。 是为了这位仁兄来的，感谢我这，这里跟大家特别介绍一下，这位仁兄呢是个疯子， <laughs> 研究疯子的。 <laughs> 他现在还在中间，还不晓得是要靠左靠右。哎，有本书啊，叫《天才在左，疯子在右》，是这个高明先生的大作。但是阿宝今天得从你这儿说起，为什么你死乞白咧的就说我不来？ 只必须高明来，你为什么对他这么感兴趣？不是的，没有话没有这么夸张啊！大家在微博上都可以看得到。其实这本书呢，我在看，我当时看还剩大概五页的时候，我就因为太兴奋了，所以我就在微博上给那个《锵锵》的制作人毕峰。就是艾特他一下，跟他说，如果你们有机会可以访问到这位作者的话呢，我会想办法来上节目，因为。 你也知道贵节目啊，通常都是很顺便的请我上节目。对，一般人都不能随便上，对吧？ <laughs> 所以这个呃，我特别首先想知道的就是宝仪，为什么会对他和他的这个书，这么样的啊激动？首先，我觉得可以认识，是因为我觉得文笔。 还不错，哎，这个这个太感动，了，太感动。 <laughs> 这看起来是一本很流畅的书，再来就是，哦， <laughs> 有些书实的有，有些翻译书真的是看起来你看不进去。最关键是什么？我并没有站在专业角度去看，我站在一个就是旁观大众的角度去看。那我先问问你啊，你说触动你的呀，也有一个因缘，你曾经接受过这个催眠，对，然后在催眠里你说出来的话，说是到后来让你自己吃了一惊。 嗯，那个状态不大好说，因为跟我平时的我不一样了。嗯。就是最开始我接受催眠也是因为听了别人一个催眠的案例，这么转过来的。比如说当时那个有一个有有有一个稍微长一点，多说几分钟。有一个家长对他孩子百般刁难，到催眠之后，他那是他母亲，他母亲催眠之后状态下说：“我就希望我的孩子不好，我就希望他坏。”当时所有人都傻了。 说怎么可能？母亲怎么会希望自己孩子不好？其实她原来是一个高级白领，自己在家相夫教子、带孩子之后，她很失落，她希望这孩子非常不好，总是把这孩子教育好来体现自己的价值。嗯，但她并不是出发点，并非是恶意的，但她的确就是这么，她潜意识是这么想。当时我就想，啊，这样我会干点什么呢？然后我就做尝试做催眠，正好有这方面朋友吧。嗯，做完之后，他们说你有严重的孤独感和那个悲哀感，就并不自我认同。嗯，所以我哭的特别惨。 哭了，哭得很惨啊！就醒了之后都缓不过来，给我暗示醒了之后都缓不过来。哦，请问你是回想到那个小时候的呢，还是你有想到更早以前？不是，他这个是这样，催眠大多数状态，他并不是想的某一个某一件事，它是综合出来，综合出来之后它是一个场景。嗯，它是一个灰暗的场景，什么都没有，非常荒凉，只有一栋房子。 所以是一个无目的性的催眠了，他没有引导你去什么地方。催眠分两种方式，一种是把别人带到自己自己描述世界，另一种进入了别人世界，那方法都很危险，都很危险。嗯，这都是经过专业人士训练，观众切勿模仿，千万不要模仿。想模仿也模仿不，对，这是事实，这是真的不能模仿。对对对，催眠是很要命的一件事，甚至广义的来说，这个社会啊，很违纪啊，在很大程度上都靠催眠。老于，我也挺好奇啊，你平常这个外表看活得挺阳光。 光的哈，怎么最近这几年对这个，你是不是出现了一些症状？你觉得？对对对对，呃，我觉得难免到了，我我总不能说我得了中年危机的这个状况，其实就是幼年危机呢，其实就是 <laughs> 生活到某个阶段了，你就会希，你就会在追求的目追求目标的过程当中，质疑你追求目标到底是不是对的。 比方说啊，一开始的时候，大家一定都想生活，生活很重要。我们明天要吃什么啦？我们要住在哪里啦？好，你不需要考虑这个了，你就要考虑下一个了。我能不能成为更有钱的人？啊，我能成为在这个世界上更有地位的人，然后我能不能得到别人的肯定，得到别人的赞美？然后开始努力朝这个做了。然后你做到某个程度，你就知道，其实这个世界真的是很不公平的，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天分所在。有的人就是能够当周杰伦，有的人就是能够当张惠妹，有的人就是曾宝仪。 好，那我现在已经达到了，我觉得哎，差不，也不是说不要说我够努力了，但是我觉得你达到了曾宝仪的水准，呃， <laughs> 也没有，其实也没有， <laughs> 我觉得我还是一个不够努力的人。嗯，但是我开始停下来质疑说这个方向到底对不对，因为有的人从来不质疑的，他就是闷着头做。比方说，我就是要成为一个设计师，我就不管他，哎，设设设设设设计，他可能也把自己搞疯了，不知道。但是他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。我呢，不，我干嘛都行，你知道吗？你以为他们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，其实每个人。 就我也是，我最开始认为我我没有明确目标，你们都有明确目标。等我去挨个问了一圈之后啊，大家都是这样。你现在就是状态，你活在一个自己的状态当中，你认为自己是目标了，天呐，我茫然了。但你问别人的话，你真的问的够多的话，你会发现他也他会向你诉苦。嗯，还怎么办呀？我没有生活目标啊！你看你们都这么明确，你一直做曾宝仪，你一直做周杰伦，我怎么办啊？宝仪这要显出你还是曾子的后裔，你知道吗？相信有慧根呢，懂得对现有的一切。 发生怀疑，这是贾宝玉的程度，你知道吗？ <laughs> 曹雪芹的程度，而且呢，也是他访谈的某个精神病人的程度。呃，可以引用吗？他访谈一个精神病人，就跟他讲啊，说为什么我们要这么活着？是，都是别人社会的习惯，凭什么不能脱了衣服，咱们到大森林里，想怎么乱交怎么乱交呢？他他好像没说乱交这事儿啊，就是说充分的回到自然。那么你看。 咱们就觉得是精神病的想法，可是实际也挺哲学的。其实是真，我也开始疑。比方说，我们这么努力赚钱，好了，钱是从哪儿来的？谁规定我们要用钱来做交易的？这就是这是规矩，这就是社会的规矩了。钱在我们没有花之前，它是属于谁的？我们在帮谁赚钱？谁定定了这么多规则？告诉你这么多广告，你就是要赚钱，花这些钱。 然后你这么朝这个方向努力，但努力到底是为什么？其实我们在在我我觉得啦，我有时候承认我被洗脑了。然后我喜欢漂亮的衣服，然后呢，我觉得呃可能住好一点的饭店，然后呢，我要想想坐头等舱，这是我我，所以我这么努力工作赚钱。嗯。可是谁告诉你说这样做是最好的？ 谁不断的设计出这些东西，让你觉得你赚钱是理所当然的？哇，这个仔细想，整个都非常可怕，你知道吗？但这一点就是说，有一点不一样，就是有些人会去反思这些东西。嗯，你那只不过可能反思人很多，只不过我们大家没都不能都上节目。但很多人真的是不去反思。当你不反思的时候，你会被那些所有那些信息、被别人的那些信息、别人那些暗示、别人的那些催眠，全部全部被淹没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你会发现那个人是空的。有些人我们看到的嘛。 穿着名牌，开着跑车，但你跟他聊的时候，发现他很空，他是白的，你很惊讶，哎，你挣这么多钱，怎么你怎么会这样？你没有时间看书吗？说，哎呀，我这么多事怎么顾得过来？其实不是，他在找借口。真正的问题是什么？他不知道自己是谁了。嗯，这个是最要命的。 虽然你还是幼年危机，但是我跟你说你的症状 <laughs> 正是我刚刚经历的中年危机。 <laughs> 那你是多久前经历的？ <laughs> 呃，我刚刚结束，呃，前两年一两年就是这种症状。我跟你讲，有人跟我说过，就说人呐，就是就是就到了岁数啊，他会心理上经历一个 U 型的这个低谷，就是对自己的一切。 发生了这个怀疑，但是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已经在往上爬了，就是走出涅槃了，走出没错涅槃， <laughs> 走出中年危机。我跟你讲，走出中年危机的症状是什么？不是， <laughs> 走出中年危机的感觉是什么？是什么啊？是陡然间，也不是陡然间，也可能是渐渐的哈。突然间觉得，哎，其实一切呀刚刚好，会有这个感觉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过去了，过了过去了。什么叫刚刚好呢？就是哎。 哎呀，现在我这个状态有啥不好的呢？嗯，挣钱不多，可也不少，嗯，是吧？是干活不多，可也不少，嗯，对吧？是是，这个男朋友不多，可也不少，就是你突然发现，原来你觉得拧巴、觉得不对头的一切啊，其实就像是天给的一样，还不好好享受，然后你随之而产生的是另一种心理，嗯，时间不多了，嗯，哎呦，这个这么好的一个一个情况。 离死也不太远了，嗯，你好好珍惜时间吧，time is short，就时间太短了。然后你会发现呢，那些跟你拧巴的人，那些让人带带给你痛苦和烦恼的人，你现在就剩下一个原则，就是不能浪费时间，嗯，不能浪费。跟他讲完电话，哪还有空生气啊？赶快投入自己的爱好、火热的生活当中。你知道吗？完全不能为了不靠谱的人浪费一点的时间，反而你会产生这样一种。 哎，紧迫感，生活太好了，这个太难得了。这个绝对倒计时让我想起昨天那个那个王公权私奔的问题来了。王红王王这人叫什么？那个王王，我想知道，因为大家都在讨论这件事，但是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。想想这个，他就在博客上就说说那个不好意思，那个呃，我辜什么？我辜负你们期待。然后那个我我跟某某叫那那那女叫什么？忘忘了，记不清了，记不清了。叫什么琴？ 啊，王琴，阿琴，阿琴，说说，我跟说，我跟王琴私奔了，然后那个我辜负你们期待，辜负你们这个，所以也没打着，我不好意思，然后我就走了，就是这样。他会不会就是这种所谓的绝对倒计时的这么一个心态？这个是不是有些观众还不了解背景？这个老王是干什么的？他本身是一风投，风险投资很疯的疯啊，风险投资人啊，风风险风投。我以为是疯子头，疯子头，很很出名的，很出名的，啊，就是也事业很成功。嗯，大大概多大岁数？啊，五十。 五十，然后是不是有这个婚姻的状态？有原配的，就是说有家庭的。这如果说是私奔的话，应该是有吧，否则算不上私奔吧。啊，然后找到了一个红颜知己，嗯，然后就是江苏那边也是一个搞类似搞搞企业的吧，嗯，哦，那就是遇到对的人了嘛，遇到对的人了，遇到对的人就可以放下很多事情。我我我们在那个昨天在微博上说的讨论很激烈，说什么都有，有人说就是说。 羡慕妒忌恨的最多啊！太浪漫了，居然那个还有人说你为什么不为他发妻想想？那个女人怎么办？她这么高调的高调的抛弃他发妻，他发妻很可怜的。还有人说就是和谐社会搞什么私奔嘛？弄大家都睡不着觉。 <laughs> 说既然公开了，就叫公奔。 <laughs> 他那个他那个说说来说去说来说去，大家讨论到最后，其实就是我们该这样吗？ 嗯，我们是不是应该抛弃一切去做？嗯，他这么做是对的吗？但是真正就真正私奔的那俩主角来说，没所谓。对，他没所谓，我抛抛弃了这些。对，我我既然我已经这么做了，那我不在乎你们怎么想。大钱有带走吧？那不知道，那没说，真 <laughs> 没说。对，其实这个两，我我我我我这么感觉哈，两说着啊，往好来说，咱从心理上讲，往好来说，这叫这个做出了决定，对吧？做出了，终于。 就是彻底的呃，抛开了一切，往坏里说呢，其实也是一个精神崩溃的症状。怎么说呢？就崩溃呢？就是啊，私奔不是问题，这种方法陡然之间呢，嗯，什么都不顾了，嗯，其实也是对旧有的一切啊，承受到一个限度啊，彻底崩溃。但是涅槃嘛，嗯，浴浴 <laughs> 火重生。 我跟你讲，我跟老王款曲相，也不叫款曲相赠啊。 <laughs> 认识他？我我不认识。认识他？这我很多个老王啊，这个世界上。我有时候最近说走出中年危机的表现哈，也常常会有这种出世之想。嗯。其实有时候甚至问题不在于一个女人，而在于一个桃花源，一个梦想。对对，没错。就是啊，走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现有的一切呀，上有老，下有小，工作、人际关系，这一切呀，已经。 厌倦我正你最近做一个在台湾做一个文化节目嘛，就是访问有赖声川导演啊。我一直讲过很多次，赖声川导演在书里讲到的一个故事。嗯，这个故事是个真实的新闻。嗯，国际先驱论坛报上曾经报道过这个新闻，好像就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英国的那次著名的火车的事故。我们刘海若，我们那主持人刘海若不是在那生生命垂危吗？后来他在赖赖导演在这个国际先驱论坛报上报道发现呢。 当时有些被定为死亡、失踪的人呢，几年之后突然出现吗？出现了。嗯，这他这他根他根据这个编了个戏剧。他说当时这个状态是什么？这个人叽里咣当火车出了事儿，从这个死人堆里爬出来之后啊，走了一想，这不也是个逃的时机吗？家里人都不知道啊，就说失踪了，最后多少年找不着，就判断死亡嘛。 就是只不过找不着尸首，可是实际上这个人在另一个地方生活了许多年。明白了，您知道吗？这种这种突然之间啊走了。嗯。 您说公权就以这个王琴私奔啊，是这个所拿爱情，王琴私奔想出戏， <laughs> 做最后一个稻草是吧？做最后一根稻草，然后逃。但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那相信爱情太可悲了。这 <laughs> 到最后，爱情都被人利用了，当做一个脱离现实那么一个稻草了。啊，不一定，有时候爱情就是桃花源。咱也没什么宗教，有时候真的，我觉得我想环游世界，可是最好有一个，哎呀，我们恋爱的如火如荼的这么一个女性。 找着他我就走，就去了，我就走。嗯，就现在没走呢， <laughs> 就没找着其实你还是可以去啊，因为你你最好的朋友是你自己啊，你不觉得吗？你只是你只给自己一个借口，你不去做这个事情而已。其实不对，因为就是我们说嘛，人生愉悦最高境界是分享，同时对方能感同身受。你还还因为每个人都是孤独的嘛？嗯，每个人都是孤独的。阿宝，你听见这个事儿，对你有什么刺激啊？ 我我还挺，我也挺羡慕他。 <laughs> 对，我觉得义无反顾是非常需要很大的勇气的。又有新的说法，最新的说法就是说，其实他们两个人早就结婚了，他们俩成立了一公司，拿这个来那个赚噱头，那那个那个吸引我觉得内地的这种阴谋论太多了。如果有人做任何事情都是阴谋。有人说如果这件事是真的，就是他们真的为了自己那公司为宣传的话，我今后再也不相信爱情了，太受打击了。连这个东西拿来出去炒作，但他成功了。现在你看那个那个微博上直接挂的，他是头条。 我私奔，对，大家都讨论的。可是我觉得，我跟你讲，这就是世界的多面性。嗯，就是罗生门。嗯，在对罗生门到底怎么回事，只有当事人清楚。但是呢，你从它产生的客观效果上来看，甚至你很多人讲什么汪小菲跟大 S 结婚，嗯，他们自己也许人家很很很单纯，对吧？可是你看，你从客观效果，你永远可以做出无数个。 解释，甚至是权谋啊，甚至是整个的一个大阴谋，你都可以这么讲。嗯，这就呃不广告一下，就是我这本书里说的一个角度问题。嗯，我们看事物的角度问题，决定了我们的一些态度。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。嗯，你看那本书是这样的，你看那个龙泉是这样的，我看他是这样的。大家各种不同的角度集成了，集成集合成了我们一些不同的看法，交叠在一起。说论坛也好，社会也好，什么时尚啊、风尚，所有东西全是角度不同堆积出来的，堆出的结果。 再说再再不好意思说回去了。之所以我们维维护一个常态是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每个人不同的角度，这个常态是我们之间连线。如果没有常态，土崩瓦解，啥那么你说这私奔的，这不算违反常态吗？私奔，它应该是一种，它不是违反常态，它应该就是如果说严格的算，它是一种叫幼态心理，幼年的幼，态度的态。嗯。 幼态心理，幼态心理是什么？就是好像没有成熟似的，我一味的任性，我想得到就想得到，不计代价，不计后果。很多事情都都可以用那个幼态心理去解释。但是，首先要说明，我不能把这个作为一切犯罪的借口，或者说一切不合理的借口。说， <laughs> 要要加薪这个事儿就是，他真的就是一个幼态心理，他根本不计后果，反正咋了再说。 就是耍小孩脾气，对，捅 <laughs> 你一刀。是以他是同样一个心理状态，就但是你说如果说他这是精神病，那是错误的，因为每个人在各种状态下都会犯这种幼态心理的这种状况，是没谱的。比如说你不高兴了之后，不，把那一摔，他这一瞬间就是一个幼态心理，但之后你能恢复过来。幼态心理一样，他平时都是什么样？平时都是正常的吧？这个时候他捅人了，那说他幼态心理，他无罪，不可能。所以我们要。 就事论事，把东西单拎出来说，他是幼态心理，但是并非就是说他是无罪的。嗯，这个东西必须摘清楚。其实就说这个幼不幼态啊，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小孩儿。所谓小孩儿啊，就是说想干什么干什么。其实，但是呢，咱们成年了，越来，所以为什么这个佛家就讲一句话，说我们生活这个世界有个名字啊，叫堪忍呢？ 可就是忍呐，就去就作为一个成年人活着，真的就是忍呐。一个公司的老总，或者像你说的一个风风头子是吧？风头子，风头人，很多事情啊要忍，对吧？包括你有个家庭，你要承担所谓男子汉的这个责任啊，这个这个一切的责任，其实也对你来说都都是在忍。可是你心里那个小孩呢？嗯，对吧？也许有一天这根弦呢，有些人采取的办办法就是爆裂式的，就断了。 干什么要这样？像有些人就是疯了嘛。其实有有一种向社会撒娇的意思啊。哎，对，就是去你们的吧，我都什么都不管了。反而更多人关注他了。 <laughs> 对啊，其实是这个样子。你看，你像私奔这个事情也是一样的，搞不好他你如果要私奔，你就偷偷去私奔嘛，没人管你，你跟我们没关系嘛。你的公众人物了，所以他有一个说法，就是北京话就是爱谁谁，爱谁谁，爱谁谁，对。 阿宝，我们可以策划一下，咱俩 <laughs>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好，今天刚刚出来的说法，四分是阴谋论啊。但是不管是不是阴谋论，阿宝，你像你现在，你说你现在这个幼年危机啊，幼态啊，你刚才讲的其实就是你的幼年危机。是。 那你不会产生这种出离之想吗？会啊，当然会啊。我但是渴望找到一个男朋友，然后我们俩离开这个世界。其实很想，可是问题是，我觉得，我觉得我我会自己端量嘛。我是一个什么样个性的人？哦，如果我是一个可以什么事情都不管的人，那我就不会成为现在的我了。你说我不顾忌我父母的想法吗？我一定顾忌啊。我觉得让他们伤心、难过、担心，其实是作为子女最不应该做的事。而这件事情，有时候是大于。 做我自己的，就当我在考虑我想要多做我自己有多少的成分在里面的时候，我觉得成为一个好的姐姐或者是好的女儿，对我来说是更大一点的。那那个时候我就必须要平衡了。 那我觉得大部分的时间我还是扮演一个符合他们需求的，能够照顾他们的，让他们安心的。但我自己可以在我心里私奔，没关系吧？哎，我在不危害人任何任何人情况之下，我可以做这样的事吧？你看，我看了这本书，对对对，天才在左，疯子在右。 <laughs> 但是你看你说的这个问题啊，就是咱们中国人讲这个中庸啊，到最后就说，呃，因为价值有很多，你一方面说做一个。 好负负责任的父亲，做一个好的丈夫，呃，这也是很感人的价值，受受人称颂的。那么你看历史上从来就有很多人，就真的是爱谁谁，什么都不恋了。可是在那种价值上看来啊，你这个人太不负责任了，对吧？但是呢，先说清一点，这个幼态心理它并非是坏的。 就跟菜刀一样，我拿来切菜，切土豆，切的飞快，切的很好，那是好。嗯，我如果拿来砍人，那就是不好。幼态心理同时也一样，有的时候有些人善用幼态心理去做一事，获得成功，他同时也很满足，也给大家带来很多。例如说么什么方便发明，我我就是想不想不想出去吃，我就想在这拿开水一泡。 他是一种很任性啊，但是他做的是不是好事？是好事，嗯，那否则这些打工就惨了，那打工惨了， <laughs> 去哪吃两方便面去啊？哎，是有的时候啊，要善用自己的这个精神病症状。嗯，你比如说我就是这样。嗯，原来我生活里其实是很很正常的，很保守的，但是做节目的时候，我可以把我精神分裂，中中中中风卖傻，就把我的幼态心理发挥无疑，让大家看见这个小丑啊，很可乐。嗯，那哎，你就是很多演员就这样，他善用你别说什么，你在凤凰台也是一个精神分裂的状态，你在这个节目是一个样子，你在那。 个拍案又是另外一个样子，我每次看那个拍案，我都觉得杜文涛你在演什么，这出戏，我看的不是很懂。你知道，我们有一个同事，他的老母亲原来是看我的那个文涛拍案，后来看这个《锵锵三人行》的时候，不由自主的说了一句：“说哎。” 这个人呐，啊，不是，是原来看这个这个《锵锵三人行》，后来看文涛拍案的时候说了一句：“哦，这个人原来也是个好人呐， <laughs> 可以可以正经，原来是不正经。 <laughs> ”多，这就是你访谈的很多人，他多重人格。你知道他访谈有的人呢，最后自杀了嘛？自杀了，他的那种想法是：我的这个男的他的我要杀了我这个什么女的他的我。多重人格是一件很可怕的事，你知道？多重人格。 比方说，你突然昏过去了，做做节目昏过去了，你中间说的什么东西都不知道。等你再醒的时候看节目你就傻了，这完全不是你所作为。有些人喝酒就呈现出另一种人格，他自己不记得了。酒后他会变成一个女人，我见过这样的。谁啊？是一个歌星。 <laughs> 爆个猛料，他的名字叫做 <laughs> <laughs> ……个接着下来为您播出《珍宝总动员》。著名的歌星，一喝了酒之后啊，媚眼如丝啊。 第二天，他上课了。